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八十七集。林青霄觉得自己大概是真的进入了幻境，竟然在这里看到了洛寒。洛寒跑到林青霄身边，伸手握住他的脉搏，瞬间心凉。灵气怎么会这样乱？ 洛寒顾不得询问缘由了，想要立刻为他梳理经脉。但是林清霄却握住洛寒肩膀问：“你身上为什么这么冷？外面雨很大吗？”洛寒刚才裹着斗篷，虽然斗篷上全是水，里面的衣服却是干的。洛寒哪顾得上天气呀？他匆匆坐到榻上说：“你伸手，不要抵抗，我这就为你疏通灵力。” 洛寒扣住林青霄的经脉，正要疏导灵力，被林青霄反手扣住。林青霄握着他的手，低声说：“你的手也是凉的。”洛寒没辙了，俯身靠近林青霄的眼睛，一动不动望着他。林青霄，是我，我是洛寒。神有言灵之能，出口即成真。 洛寒在眼睛中蕴含了神力，刺穿重重魔障，直入本心。林清霄一直被困在一团团黑雾中，周围是战场，充斥着哭声和惨叫声。这其中有在战争中的普通人，也有被他杀死的魔族。他这些年来真的杀了很多人。他在一团混沌中独行，忽然天上照来一束金光，短暂的驱散黑暗。 在漆黑中，光芒闪闪，宛如神佛普渡众生。金光很快就消失了，可是这片刻的明亮已经足够林青霄清醒过来。他看着近在咫尺的人，哑声问：“真的是你吗？”“是我。”洛寒叹气，低声说：“我回来了。”林青霄抱住洛寒，他双臂极其用力，都勒得洛寒有些痛了。 洛寒惦记着他的心魔，说：“有什么话一会儿再说。你的灵力还在暴动，要赶紧疏通灵力。”洛寒，我前几日的行为是不是非常低劣？洛寒愣住，说：“不会，你怎么会这样想？将你锁在玉清宫，还假借偏殿之名骗你进去，还能有什么事情？” 这更卑劣，没有的。洛寒轻轻环上林青霄的腰，说：“一方强迫，另一方不情愿，这才叫禁锢。如果双方都愿意，这不过是不同的生活方式罢了。”我一直都愿意留在你身边。林青霄没有说话，洛寒知道他还是不信，继续说道：“我刚来到仙界的时候什么都不懂，是你救了我。” 手把手教我御剑、飞行、修行。我最开始甚至连仙界的字都认不全，是你一直陪在我身边，每次遇到危险都第一个挡在我身前。我最开始接近你的时候确实另有目的，可是这么多年过去，假意早已变成真情。你其实一直都很好，你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存在。 洛寒伸出手放在林清霄面前，说：“你若是不信，我可以将我锁住、扣住，只要这样可以让你安心。你要相信我，我也离不开你，比你想象的更离不开。你害怕失去我，我也害怕失去你。”林清霄哑着嗓子问：“为什么？”洛寒原本不好意思说。 但是他看着眼前的林青霄，心想：“ <sighs> 这是我最爱的人，我愿意为了他付出一切，哪有什么话是说不得的呢？”洛寒坦然了，他对着林青霄轻声说：“因为我爱你，想要占有你，所以害怕你爱上别人。你记不记得我失踪前曾郁郁寡欢？那就是我陷入了牛角尖。” 总觉得你真正喜欢的人是云梦涵。如果不是我使劲将你绑在身边，你根本不会爱上我。我甚至觉得，那日无论在绝岭深渊下出现的人是谁，你都会爱上他。林清霄从来不知道这些事情，他怔了一下，失口道：“怎么可能？”他在遇到洛寒前不知道什么是爱，他所有的行为情感。 都是别人给予的，唯独爱的，是林青霄第一次自己生出的情感。林青霄握住洛寒的肩膀，一双黝黑的眼睛满满都是暗潮。我爱你，无论时间地狱，只要我遇到你，就会无可自拔的深陷其中。洛寒眼睛含泪，轻轻点头。嗯，我知道，我相信你。 你也要相信我，你宁愿相信一个外人的挑拨，都不愿意相信你的爱人吗？林青霄突然紧紧搂住洛寒，恨不得将他揉入骨血，这样以后就再不必担忧分别。他说：“这三个月来，我一直觉得很虚假，每一天我都在怀疑我在做梦，直到触碰到你，我才能相信这是真的。” 这是我们相识的九百二十五年，每一刻每一分都在流逝。是不是等超出一千年之后，我们之间就没有关系了？不会的。洛寒靠在林青霄肩膀，轻声说：“我们可以成立一个更长久的契约，终身不悔，你就再也不需要担忧时间了。”林青霄怔住，没有说话。洛寒怔了怔。 推开林青霄的手臂，定定看着他的眼睛：“我们成婚吧。”林青霄能从洛寒眼中看到自己的倒影，门口道观的风，飘进来的雨丝，屋外隐蔽的脚步声，都真实无比。林青霄轻声喃喃：“这是什么环境？竟然如此真实。”“这是真的。”洛寒有些恼了，挑眉说。 你经历倒是丰富，你之前在幻境中都看到了些什么？没有。林清霄用力握住洛寒的手，说：“幻境都是由心而生，我即便在假象里，也不敢幻想这样的事情。”他说完，微微顿了顿，漆黑的眼珠一瞬不瞬盯着洛寒：“你刚才说的，是真心的吗？”洛寒握着他的手。 贴在自己心口，一字一句地说，字字发自肺腑。林清霄再也按捺不住，紧紧拥住洛寒。洛寒刚被抱住就赶紧挣脱，急急忙忙地说：“哎，你先放开我！你刚才心如心魔，灵力在经脉中乱窜，必须赶紧解决。”已经好了。林清霄伸手示意给他看：“你愿意答应，我欢喜都来不及，还有什么伤好不了？” 洛寒半信半疑的握住他的脉搏，发现真的是，洛寒一时无语，疑惑道：“你的经脉还听得懂人话？”要不是知道不可能，洛寒都以为林清霄在故意装病骗他了。可是他刚才心魔发作的样子做不得伪。林清霄抱住他，和洛寒额头相抵，说：“世间百难，唯独你是解药。” 你同意成婚，足以抵得上世间一切良意。若是你能早点嫁给我，那将包治百病。洛寒看着他的眼睛，笑道：“花言巧语。”林青霄轻笑，抬手揽紧他，低不可闻道：“是真的，确实是真的。”他刚才心魔发作，是害怕自己要失去洛寒，但是现在。 他知道了很多从不敢奢望的事情，他才得知，原来洛寒也在乎他，害怕他爱上别人会对别人产生嫉妒之心。爱是包容和尊重，也是独占和自私。他一句话可以让他堕入深渊，也可以让他突破魔掌。他的心魔和救赎都是他。 邹继白在夜里发现林青霄灵力暴动，心道一声糟了，从床上跳起来就往主院跑。他一边快步赶路，一边匆忙召集手下。没想到，等他赶到主院，发现门已经被人推开了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